锵锵三人行，佳辉很久没见到你的大师了，是吗？啊，对啊，我看到这样。 <laughs> 我后来发现，每次我见完玩梁文道哈，我就有好的事情发生。哦。要么打麻将会赢一点钱，嗯。要么就玩。加持一下是吧？ <laughs> 对对对，赶快加持一下。 <laughs> 晚回家，老婆没骂我，这个总有一股喜气。 对对对，他这个越修行越祥和是吗？ <laughs> 就能够开始能够开始出来唬人了，就是帮人开光个什么东西对吧？看信这就说到今天话题了，口碑很重要是吧？你知道中国的那些明星们有一句话，就是不是爱评奖吗？有些明星瞧不上，说是什么呢？金杯银杯，不如老百姓的口碑。嗯嗯。但是我今天要提出一个话题啊，我认为今天在中国大陆口碑出问题了。 嗯嗯，这个口碑啊，你看啊，过去香港一个摄影师啊，他都跟我讲啊，呃，我说你为什么那么认真呢？哈，他说啊，我们这个圈子啊，不是 TVB 就是 ATV，他都都认识的。我说哪个老百姓知道是你摄像啊？ 他说：“摄影师和摄影师会知道，对你这个镜头拍的不好啊。”他说：“我在这个圈里口碑就不好，将来我要跳槽，没有人要我的。”对，你看，他有一个很明，其实是个很明确的东西，是口碑啊。是最近大陆的这个电影，大概是因为冯小刚的那个《私人定制》忽悠起来这么一个话题，口碑是什么？嗯，口碑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口碑是可以操纵的，还是口碑是一小撮人？ 忽悠起来的，还是口碑是票房是老百姓的这种集体意见，你们怎么看？没有我觉得你刚问了一连串的问题哈，还缺了一个问题，那口碑的作用，它的影响力到底还在不在？我是很怀疑的，因为你说的什么口碑，你说的是不是也牵涉到包括呃水军的问题哈？对对对，对有人呢乱七八糟叫抹黑等等等等，好说乱捧人等等哈。 那这个好像看起来，哦，制造了所谓的口碑舆论，可是，在网络的世界这样玩法，呃，下来之后，没有太多人相信那些了吧？我觉得网络的子民啊，网络公民啊，越来越聪明啊，哈，也越来越自大，就觉得说，哎，我第一个，当你这样写的话，我一定怀疑，你站好的话。 就算你没收钱，我也怀疑你收钱哈。在中国，谁都不相信谁的嘛哈。然后，假如你骂人的话，我又猜你会有私人恩怨，对。到最后呢，讲坦白讲，都最后都是自己说了算。所以，你假如你在追问这个问题，口碑真的有影响力吗？假如答案是说根本没影响力，前面根本是自寻烦恼。 你不要管谁弄出来。但是咱比举举例子，你比如说那个《小时代》，就是呃，就是著名的口碑很，也不能说很烂，就口碑特别两极化。但是呢，票房极好。嗯。哎，这它有这种现象。我们过去这两年特别多这种电影，对，就是口碑甚至真的是比《小时代》还要烂，但是它票房好，因为它口碑烂，大家想去看嘛。哎，你觉得是因为口碑烂，票房才好吗？ 不是口碑烂不一定票房会好，嗯，但是票房好的时候，它的理由之一可能是因为它口碑烂，在中国会有这个情况，因为大家想看它到底烂到什么程度嘛。所以你看，口碑在这儿啊，其实就不能叫口碑，它叫关注度，就甭管你是夸我还是骂我，你你关注我。 就是一种经济，但是原来呢，口碑跟关注度是不一样的东西。口碑是说好嘛？呃，而且口碑总是要依附某种的价值判断，跟这个价值判断的源泉。哎哎哎，嗯，它牵涉到一个呃，我们以前还谈过的一个话题，一个概念，权威。对，比如说像像，我觉得家辉刚才讲的，就是呃，今天网民都已经变得很犬儒了，什么都不相信，什么都会怀疑，什么都会觉得这是炒作吧。 但是这时候呢，这后面还牵涉另一个东西，它其实不只是网络的问题，我们网络时代固然加剧这个现象，而是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，本来就已经是个权威瓦解的状态。嗯，在这这个状态下，口碑是不容易出现的。什么叫权威瓦解呢？举一个例子，呃，做文学，文学圈的人，呃，文学圈的人，我们知道所有的作家。 呃，互相可能有点斗气，谁也瞧不起谁。文人相亲，对不对？文人相亲，全世界都一样。嗯。但是问题是，你到了别的国家，你去打听一下，你们这谁的作家，哪个作家最好、最牛？比如说，我们先说英国当今哪个作家最好，法国哪个作家最好，他们大抵上在文人相亲都还会数出来几个名字。嗯。而且那个名单差不多的，嗯，不会差很远。 呃，大家也叫做约略有点共识。这时候我们就说，他们对于他们的文学圈里面谁上谁下，这是有口碑的。这人上去是有口碑的。那么这时候为什么会有这种口碑呢？那是因为他们仍然相信某种权威。那个权威不是说哪个人说了算的权威，而是大家有某种权威标准。是。觉得什么叫做好，什么叫坏，那个东西还是有一套标准的，有标准，标准的，而且。 呃，文学圈里面哪些杂志，哪些评论家，呃，就算有争论，但是大家还是会看，还是会觉得这一期我很不同意这个杂志的想法。嗯，我觉得那个评论家说这个东西，我说的太烂了，但是你还会觉得说他到底是个有见识的人。可可是这文道在中国大陆哈，我觉得你说瓦解嘛，当然比以前比较松动。 可是或多或少，我们还是有相信可以相信的人，包括梁文道，包括一些名字哈，读书人什么哈，我觉得那个还是有。那基于说，我们往往是因为不相信后面那个制度哈，像你说到国外的杂志，我们都知道一起阅读的一些杂志哈，它规定的嘛，给你要你写文章批评啊谈论的书评论的书，那个作者不能是你朋友。 也不能是你写序的等等更不能收钱。对，那当然的。然后甚至你要填一个表的，写明的，我跟他们那个那个制度保障了那个可信度。你知道你是专业的影评人了，这个冯小刚最近不是多少个微博骂骂这个影评人嘛？我怎么看到一个材料就有一个影评人讲就中国大大陆的说影评人，他说什么百分之八九十我都很难相信，他说百分之八九十是拿了钱的。 怎么没我份？你是香港 <laughs> 对对对啊，百分之八九十香港人也收也收人民币啊， <laughs> 为什么不找我？ <laughs> 你赶快招募一下。对对，没有了。那看你什么叫做影评人啊？有些是靠写作的，或者说有些所谓影影评人本来就是媒体里面的编辑记者，他们拿钱的话，他们叫做灰色地带、灰色收入哈，也。 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被认可的行规哈。重点，我觉得我问的问题很有趣的，有影响力吗？自从叫网络世界哈，比方说你说是，呃呃，权威瓦解也好，单一权威瓦解也好，我们看到很多新的我们比较相信的权威，包括什么呢？我们在网络上面看到有些个人电台啊，自己弄一个电台，OK。比方说梁文道对音乐很有品味。 结果很短期内，你有四五十万个粉丝。我就是每天要听梁文道在那边推荐听哪几首歌、哪张哪几个 CD 等等，你就变成一个个人的权威。是阅读还有群体的权威。我们叫豆豆豆瓣哈，在在不同的网站里面，你看到大家完全是没有收入，没有因为利益瓜葛。 然后去讲喜欢不喜欢理由在哪里？我觉得那个是另外的权威。我觉得还我还没这么乐观。为什么？呢？因为我刚刚说权威瓦解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不认为今天有哪一个人能够说大家都会相信说话在某个领域里面。嗯。呃，你就算有一些我很尊敬的人，我会相信他们的话，相信他们判断。 但是问题是在遇到别的人的时候，别的人就会说你我相信的那些人，我之所以相信，是因为我们都是同伙的。嗯嗯。就今天中国有一种理解事情的情况，就是把所有的判断都看成你，让马家辉这么看好窦文涛的东西，那是因为你们是哥们，或者说你收了他钱了，嗯，或者说这是炒作吧。嗯。 这是很常见的一种看事情的方法。哎，我们不再相信一个人的判断是那么单纯的，他的基于自己的见识。但是我觉得就是是有绝对标准的，只不过这个标准呢，不是在一个人身上，不是定一个人为尊，就他说的。那当然不是。这个标准呢，是在怎么说呢，在内行的心里。嗯。我就觉得啊，这个现在的这个年代啊，是这个最容易被骗、被忽悠的这个年代。 可是你要说没有标准吗？实际是有标准的。嗯，但是对不起，这个标准呢，可能一般人你还真不知道。你大概就是随波逐流，媒体怎么煽乎你就怎么信。可是实际上，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啊，比如说，呃，画家，我参加过很多画家的画展。好，好画没有标准吗？有标准。来的人要不就是不懂的，要不就是同行懂的。懂的呢，我知道你这个画啊几斤几两。 但是呢，我们是好朋友。那我如果不好，我不会说，对吧？可是不代表每个人心里不知道，每个人心里都知道。就难道说好电影、坏电影我不知道吗？知道的，就就就完全是有标准的。这个标准就是，但是有一件事儿，所以我为什么说啊？这个标准，你要是不想被人骗，你就应该自己去求取、去寻找。就像那个谁，陈寅恪，他们又读陈寅恪哈，陈寅恪。 讲的所谓独立之人格、自由之思想，我现在觉得啊，这个独立之人格、自由之思想是要有前提的、有门槛的。你没有知识，你谈什么独立人格？你你不懂，你你就好像说，呃，你让我讲这个杯子，我只有被你骗，因为我完全不懂啊。那么我要想不被你骗，我必须从一开始烧陶去学习。 我学习，我如果对此有志于此，我会让我自己成为一个有眼光的。嗯。于是那个时候，当你学习进去的时候啊，你会找到那个内行都知道的标准。嗯。所以我就觉得，实际上现在今天社会是个应酬、应酬啊、礼貌的社会。很多时候大家是不说，但不意味着说这个电影好坏不知道。可是，可是这时候我我觉得我要提出另一个问题啊。好，广告再提这个问题啊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哎，就我觉得你这个讲法呢，你你说啊，大家其实心里面还是有一套的，啊，然后我们外行人呢就应该努力去变成内行人，或者至少掌握内行人掌握的情况。但这样子的话就会出一个问题了，这个问题就是恰好忽略了刚才佳辉提到的制度方面的事情。嗯，口碑也好，权威也好，它都不只是一个一圈人心里面的一种感受判断这么简单。 他有时候是需要一个外在的制度把它撑起来，或者他也会有个外在化的表现。我举个例子，呃，那年我记得那年季羡林先生去世，我就谈过这个问题。我说季羡林先生去世，大家说国学大师，大家说大师大师。那这时候好像都有口碑吧，说都说季羡林大师。但问题是我们都是内行人吗？大家看牛棚杂役，那个不能够就就以牛棚杂役说他是大师。要说他大师的话。 那你要先看，比如说《弥勒会见记》剧本教室，但是问题是，你看那本书，一个外行人，你怎么能够从那判断得出他是大师呢？所以这时候，当全中国老百姓都说这一代大师去世了，我们其实都在人云亦云。我们正常情况下啊，口碑就是这样。 就是我们大部分人都做不到内行的，所以很多事情。对对对。然后呢，我们这时候呢，我们还是会忍不住有判断，比如说都说季羡林厉害，我们也说他厉害；爱因斯坦厉害，我不懂相对论，还说他厉害。但为什么呢？这种问题我觉得也不重要。就说我们这时候就算没有独立思想，没有自己对那门学问的判断，我仍然可以跟随大众意见有口碑。它的前提就在于这个口碑的形成有制度保证。什么叫制度保证？比如说。 呃，我今天看一个学术界的一个一个位置，我们说这个人到底学问怎么样？说他应该不错，为什么不错？他是哈佛的讲座教授。哦，这时候你信的呢，并不是你对那个教授做的学问的内容的知识，是哈佛，是哈佛，是他的一个排头是什么东西？这时候就叫做一个形式保证，就等于电影。 一个完全不懂电影的人，他这时候看到一个什么大导演，他觉得肃然起敬。为什么？哎呀，这个导演了不起！柏林影展、堪康城、康城影展、威尼斯影展，最佳的全拿过。你看过他电影吗？没看过。那你怎么知道他很牛？因为你知道这三个影展很牛。嗯。现在我说的中国的问题在哪呢？就是所有这些外在的形式能够撑起价值判断，撑起。 呃，来的这些权威都涣散掉，了，水搅浑了，水搅浑。你如说，你今天你能说中国，比如说这个人很牛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在北大教书。 你会，我坦白讲，我不相信了啊。对，你如信，大家都不相信，我跟你说，季羡林我也不相信。嗯，就今天，比如说季羡林是国学大师，对不起，我没看过他几页书，所以我对这种说法，我就是说说而已，人云亦云。你们爱说季羡林，那我跟着他的学生说说。可是说实在的话，我内心深处啊，我还有一份怀疑。那这我希望有一天我真有机会学习，那个时候我才心悦诚服。这样这样太累了吧？你你去过北韩吗？ 朝鲜，你没去过，你怎么会相信有个朝鲜呢？你怎么相信朝鲜里面有一个胖子哈做种种的莫名其妙的事情呢？所以有时候就像我们刚讨论的文道提出的，我们相信背后那个东西，我们相信传回月球传回的美国的影像是真实的。对，我们不相信另外一些国家的传回的影像是真实的等等。用普通的语言来说。 呃，刚你说，哎，那个杯子哈，我要重新学，我才有信，才能信任他哈。那当然非常累嘛，我们不可能重新去做个眼镜、弄个衣服等等哈。所以这个时候就有名牌、名牌啊、名牌这个概念。你经济能力许可的，有大名牌、中名牌、小名牌，我就买嘛，我就挑名牌来买因为名牌告诉我说，好吧，你放心吧，这个部分你委托给我。其实那是一种品味的委托，OK。 我没时间去慢慢建立我这种品味的门槛，我委托给你，我付钱，你替我买这个杯子就。我完全都因为你，如果说不看季羡林的书，不不晓得他是不是大师，那还不重要。嗯。但这个世界上有些事很麻烦，比如说举例子，你开车，你懂车吗？你懂车能不能让你懂到觉得说林志好还是奔驰好？哎，这个。 这时候你信的就是外面的口碑了，所以，但是这些外在的口碑，就像我们刚才讲，信任是一个一连串的连锁系统，你先信你值得信的人，然后所以他说的关于别人别的事的讯息你也相信。所以文道你就知道，我作为一个当代的中国人，我活的是多么的如履薄冰， <laughs> 就是因为我什么都不相信。嗯。 所有别人说的，因为这个系统啊，就像你说的，这个这个制度，这是连锁的，我完全不相信，我不相信，我认为我活着就是一场赌博。嗯，有时候我选择跟你合作，我选择认可你啊。说实在的，我心底里是有一份怀疑的，但是你也不能不生活，你不能不往前走啊。所以我的感觉就像在赌场啊，那只能判断一个豁然率，就是啊，九个我信任的人都说季羡林是国学大师，那么他大概百分之八十，我可以信他。哎。 我也不敢百分之百，是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这么个感觉。但这时候呢，就谈不上有口碑了。为什么？口碑的前提恰恰是在于信任。你信人家说的话，当大家都这么说，你你就更加信。当你认为是权威的意见，比如说我我还没看一本书，我怎么知道这本书好看？是因为好像一些很知名的书评人。 这个行业里面很受尊敬的一些的出版家、作者都说那是好书，于是我信了。那么这时候你信任的是一些权威，信任的是一些口碑。其实一前提就是还要有信任。就比如说，如果连这点都没有的话，怎么可能有口碑？就比如说，现在我还没有看过《私人定制》这部电影，我仅仅根据这个社会上一切公开报道的东西。 你能告诉我它好看还是不好看？我现在完全不清楚。嗯，你这这是乱。没有，没有，这个我们去去一下广告。嗯。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我有时候经常跟他们一些人争论，他们就总觉得就是，比如说口味哈，说说说什么个人有个人的口味，凭什么你的那个就叫好，我的这个就叫不好呢？凭什么他那个就是这是个相对标准，没有绝对标准。我就总说有，后来给我找到了一个例子。嗯。你说口味没有绝对标准吗？ 我拿红酒来举例子，你看红酒，你也可以说，凭什么那个我们国产的这个味道就叫不好，你们那个这个这个勃艮第的味道就叫好？你看红酒就行，你说是口味吧？按说很主观，一个味道，但是最终人类会有一个绝对标准，大家都认为这是真正好喝的。你看，甚至到某一个产地、某一个酒庄，哎。 而且你看红酒这个例子非常好，当然到中国也有点乱哈，但是基本上说红酒你拿来一瓶，真咱们不懂啊，真懂的人好像文道还挺懂，真懂的人就是说你只要说它是哪个酒庄几几年，基本上这个瓶子开了就是这么喝哈。但是你发现没有，中国乱，你就看中国的茶叶你就知道， <laughs> 你在茶叶店里那个成千上万块钱的。 那个这个茶呀，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普洱啊，什么金骏眉啊、银骏眉啊，嗯，你敢买吗？你敢相信吗？完全不敢的。嗯，你看这个就没形成你说的那种制度也好，还是品级也好。其实你讲到葡萄酒的例子，我觉得很特别，因为呃，本来坦白讲，葡萄酒是不是真有所谓绝对标准都很难讲，但是因为法国用了那么严格的制度，嗯，然后配合这套制度，酒商那么严格的去生产把关之后。 它形成了一个很稳定的一个状态，这是个制度了，这就是一个口碑的制度，所以我们能够传说中什么什么酒很好，这个酒不会坏，不会有问题，是有保证。但是中国的茶叶呢，就完全是另一回事。 <laughs> 就中国今天很多人就说我们要不要建立一个茶叶系统，因为很别的国家咖啡都开始有系统了，茶叶一样可以有系统。但我常常讲说，在中国喝茶呢，我遇过一些外国朋友，我说。 中国在哪买茶叶好？我就说中国在哪买茶叶都不好。 <laughs> 你去买的茶叶一定不好。谁都说我自己的茶叶好。对，他就说那那什么样茶叶才叫好？人家送你的茶叶或许好， <laughs> 送的才叫不好呢。你像那些个，你知道那些贪官呐，那些最后家里抄出来，那都是名人字画啊，一大半全是假的。那你就没品位。对，那那不管讲讲茶讲红酒，啊，我觉得有个事情没时间讨论啊。 应该把什么叫好不好这个概念抛开，像包括说红酒，他们也没有那么简单说啊，你这样就好还是不好？我们被好跟不好这个，接下来为您播出文明启示录》，因为说为什么他有那套标准呢？因为那个年份用那个方法。